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大家好，今天呢，咱们继续这个二战番外篇的节目。呃，纵观人类的历史啊，其实战争是科技的催化剂。二战呢，作为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战争，人类的科技进步啊，其实当然也是最大的啊。咱们套用一个这个科幻小说里的词儿啊，就是呢，发生了一次科技爆炸。 这个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啊，所以呢，这期节目呢，咱们就来说说这次科技爆炸带给后来世界的几个最重要的成果，以及呢，咱们从这里边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启示。首先呢，咱得说一下这个喷气式飞机啊。自从一九零三年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以后，到了二战的时候，飞机呢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但这个时候的飞机呢，主要是活塞式发动机的飞机啊，就是螺旋桨飞机。 那么螺旋桨飞机它在这个呃发展的过程当中就遇到了一个瓶颈，什么呢？就是螺旋桨的速度不可能无限增大。那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啊，螺旋桨的这个桨叶它在转动的时候，这个尖儿跟中间的速度是不一样的。一旦桨叶尖儿的速度接近了音速，就会遇到巨大的空气阻力，俗称呢叫音障。而这个时候呢，这个桨叶根。 的速度还是很低的啊，这就会导致这个桨叶折断。这个问题直到今天都是无解的啊，所以一般呢，被认为螺旋桨战斗机的巅峰之作就是美国的 P 51野马式战斗机啊，在今天的这个中国的军事博物馆里也有这种飞机，最大速度呢可以达到每小时七百一十公里，这已经跟咱们现在坐的喷气式客机在天上的飞行速度啊差不多了。 德国人呢还开发了一种这个前后俩螺旋桨的飞机，啊，叫做这个 Do 三三五啊，前面拉后面推，但是最快速度也只能达到这个每小时八百五十公里，而且呢就生产了几架样机，想再进一步突破螺旋桨就力不从心了，得由喷气式发动机来。 其实啊，早在这个二十年代末啊，英国的一位空军教官啊，叫弗兰克·惠特尔，就提出了喷气式发动机的设想，但是没什么人信。直到三五年呢，惠特尔才得到支持，造出了第一台喷气式发动机。反而是德国人这边呢，进展更快。一九三九年，亨克尔公司就试飞成功了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 H.E. 幺七八。两年以后的1941年。 英国的喷气式飞机才试飞成功，到了一九四四年，德国的这个 Me 二六二就成了第一种实用的喷气式战斗机，着实让老英老美是吓了一大跳。那这个在前面的特辑节目咱们就讲过了。老英老美一看不行，我们也得抓紧。于是呢，英国人就赶紧装备了流星式喷气式战斗机。但这流星真的是流星啊，一上天就掉下来，是吧？为什么？它就是一个赶鸭子上架的产品，设计上啊。 存在很多问题，比这个密二六二还不成熟，所以啥战绩也没捞着。美国这边进展更慢，战争结束前没几天才弄出来四架 F 八零喷气式战斗机，绰号也叫流星啊。不过呢，这是中文翻译的问题啊，它跟英文那个流星不是一个词儿啊。英国流星一大堆毛病，美国流星更差啊，都没敢拿去参加空战，只能用来呢给轰炸机飞行员训练，研究怎么对付喷气式战斗机。 总的来说，二战期间喷气式战斗机对于战争的影响啊，几乎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只要有眼睛的人都知道，未来的天空是属于他们的。所以，仗刚一打完，美国、苏联就展开了对德国喷气式飞机的瓜分。苏联这边呢？ 缴获了一堆工厂图纸、实验室。美国呢就搞了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五年以后，在朝鲜战场上空，两种造型极其相似、性能不分伯仲的战斗机相遇。这就是美国的 f 八6佩刀和苏联的米格十五啊！这两种飞机也在今天北京的军事博物馆里都有啊，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为啥这两种飞机这么的相似？ 因为他们都是从德国人的研究成果发展来的，到战后的和平时光了，大家都有时间可以慢慢消化这些科技成果，最终就造出这两种非常成熟又性能优异的飞机来。人类航空史从二战开始正式进入了喷气时代。 一九四九年，第一架喷气式客机英国的彗星号首飞，啊，不是流星就是彗星，没有恒星也没有行星，喷气式飞机就成了军用民用飞机的绝对主力，一直到了今天。那么，除了喷气式飞机之外，啊，这个喷气式发动机还有一个应用，就是巡航导弹。 巡航导弹在这些年的反恐战争里啊，可以讲是大出风头嘛。大家在新闻里经常能看见，美国又往哪儿扔了多少颗战斧巡航导弹。那么巡航导弹追根溯源，起源还是二战期间，对吧？这就是德国的 V1 飞弹。V1 飞弹的外形啊，就有点像一个小飞机儿，啊，只不过呢，没螺旋桨，也没有驾驶舱，在垂直尾翼上面呢安着一个冲压式喷气发动机。 这种发动机结构特别简单，可靠性也比较差，没法用在飞机上。德国人呢，就拿它来制造 V1 飞弹。你也不用飞多远啊，能飞过英吉利海峡就行。飞是能飞过去，那怎么才能炸到想炸的地方？那时候没有 GPS 啊，什么谷歌地图都没有，无线电遥控也不灵啊，所以呢，就采取了非常简单的罗盘和计数装置，瞄准一个目标的方向发射。 然后呢，技术装置记得差不多了，到地方了，翅膀上的这个减速板打开，导弹就会俯冲冲向目标。那这种瞄准方式，唯一的这个准头就可想而知了。你基本上都是跟着感觉走。那四四年六月，V 一飞弹第一次发射，十九枚飞弹，只有四枚飞到了英国啊，其他十五枚就不知道飞哪儿了。据说美国第一次试射这个巡航导弹都打巴西去了，这准头也太那什么了。其中的这四枚。 飞弹啊，三枚掉到鸟不拉屎的地方，只有一枚击中了一栋民宅，炸死六个人，是吧？这个时候，盟军已经开始在诺曼底登陆了，前线战局吃紧，希特勒命令甭管那么多了，打哪算哪，给我玩命发！不到三个月，发射了五千枚 V1 飞弹，有不少呢是打到了伦敦的市区，其中有一枚甚至击中了白金汉宫旁边的皇家卫队教堂，炸死一百多人。 这么一来，老英老美又被吓了一跳。哇，德国人不都快完蛋了吗？怎么还有这玩意儿老飞过来啊？所以艾森豪威尔将军命令把对付 V 一飞弹列为最优先的目标。最开始办法很简单，战斗机拦截。问题是 V 一飞弹用的是喷气发动机，速度很快，盟军的什么喷火啦、野马啦这些优秀的螺旋桨战斗机得很费劲儿才能追得上，而且击毁它可能会引爆它里边的炸药。 是吧？搞不好把飞机一块儿大了啊！所以后来这个盟军飞行员啊，一般都是飞到 V1 的侧面啊，然后用飞机的机翼一挑啊，一扒拉它，V1 就失控坠毁啊。另外呢，这个英国人也没忘了使出自己的拿手好戏，什么呢？就是情报战啊！大英帝国修炼了三百年的这个最高明的不传秘籍就是欺骗啊！英国情报机构通过特工不断给这个德国人发假消息。 告诉他们啊，V 一飞弹打远了，从伦敦上空飞过了。德国人这时候也没有侦察机去确认了，所以就信以为真。啊我们计算有误，那就把射程就调短了点你本来准头就不行，这一下就更偏了，直接就掉海里了，那后来这个盟军一推进，设在法国的 V 一飞弹的这个发射场啊，不能用了。德国人就又琢磨出新花样了，拿轰炸机带着 V 一飞到空中，快到英吉利海峡的时候。 V 一点火脱离轰炸机啊，这就是最早的这个空对地巡航导弹，自己飞向目标。不过你这么一来的话，本来就瞄不准的导弹就更加放飞自我啊，还有不少轰炸机因此被击落。所以从战争的角度上说，V 一飞弹完全没有达到目的，杀伤力非常有限，最多呢就是牵制了盟军一些精力而已。但是从科技的角度看， V 一是集最早的喷气式发动机和导航技术于一身，绝对是一种里程碑式的武器。说完了 V 一，接下来咱说 V 二啊。V 二的编号紧挨着 V 一，但其实呢，完全不是一种相同的东西。按现在的意义来说呢，V 二导弹是一种地对地弹道导弹。 一个火箭发动机把导弹垂直发射升空，一直飞到大气层之外。火箭发动机燃料耗尽之后，导弹靠重力作用飞向目标，所以叫弹道导弹。V 二飞弹最大射程可以达到三百公里啊，落地前的速度呢接近五倍音速啊，三百公里的这个这个就射程啊，五分钟就到啊，这在当时别说拦截了，都没有什么雷达能探测到它。 另外呢，这个 V 二还使用了两只陀螺仪和一台非常原始的模拟计算机来进行导航啊，可以说呢集当时最先进的科技于一身啊，当然跟今天也没法比啊，没有志玲姐姐那报前方右转没没这个啊没这个，在德国投降前几个月的时间里，V 二导弹呢发射出去三千多枚啊，虽然呢数量比这个 V 一少，但是因为它没法拦截，所以呢给盟国留下了这个不小的心理阴影。 战争还没结束，美国的战略情报局，那也就是今天中央情报局 （CIA） 的前身，就开始秘密执行“回形针”计划。啊派一个专家团跟着美军一起深入德国腹地，寻找德国科学家，尤其是弹道导弹方面的专家。这个专家团里，火箭组的组长就是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当时领美军上校军衔。出发的时候呢，调查团列了个名单，排第一的 V2 导弹总设计师冯布劳恩。 四五年的五月二号，钱学森的小组来到巴伐利亚山区。这时候有俩德国人骑着自行车来投降。啊，其中一位呢，一见面就用蹩脚的英文说：“啊，我的名字是马格努斯·冯·布劳恩，我大哥呢就是发明了 V 二飞弹的。我们哥俩呢想向你们投降。”啊，这帮科学家啊，这个时候归一个德国党卫军少校管啊，藏在山区小镇里。少校呢准备在危急时刻把大家都处决，不能让这帮人滋敌，是吧？所以这冯·布劳恩就派弟弟出来找盟军。 很快，美国人就把这帮人都找到了。那钱学森跟冯布劳恩就见了面了。那冯布劳恩说呢：“我知道，那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战争模式。问题是现在我不知道应该把我的才智贡献给哪个战胜国。”钱学森说：“那肯定得贡献给我们，不能贡献给苏联呀。那苏联太坏了，我们这麦当劳、汉堡包都有，他那大嘴巴就酸黄瓜，你愿意去哪儿啊？是吧？所以美军就把冯布劳恩。” 就秘密转移接回到了美国。那后来冷战的时候，美国登月的阿波罗计划的总设计师就是冯·布劳恩啊。可以讲啊，对人才的重视是美国能够打赢跟苏联太空竞赛最重要的原因之一。V2 导弹也就成了弹道导弹甚至是太空武器的鼻祖。后来美国和苏联的第一代弹道导弹，包括中国的东风一号，都是从 V2 发展来的。 呃，说完几个德国人的黑科技啊，咱们得看个这个老鹰老美领先的项目，这就是雷达啊。雷达的原理呢是往空中发射无线电波，根据反射回来的电波来侦测到目标。这个原理其实几十年前就被提出来了，那发明交流电的大神特斯拉，还有无线电的发明者马可尼都提出这个概念啊。后来的研究当中啊，英国、美国占了领先地位。其实据说最早。 德国也掌握这个技术，但是德国怕，如果他把这个技术一应用，外国间谍，老英老美的间谍能把这个技术窃取走，所以我愣可雪藏着，先不用，是吧？他觉得我不用，你们谁都不会。没想到这东西人家先发明出来了，那所以在一九三六年的时候，英国就开始在海岸边布置雷达站，能探测一百公里以外的飞机。这些雷达站后来在不列颠空战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雷达的用途越来越多，战舰上对空雷达。 发现飞机，火控雷达帮助大炮瞄准，是吧？然后在大西洋搞反潜战的飞机也装备了雷达，来搜寻浮出海面的这个潜艇啊。原来日本海军咱们讲是吧，是近战夜战，这是他的强项。后来人家美军一普遍装备了雷达，人家的战舰才擅长打夜战，是吧？据说这个战舰要不装备炮瞄雷达，这个火炮没谱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这个当年这个。 日本进攻南洋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日美国有一艘小驱逐舰落单儿跑，然后日本联合舰队追这艘小驱逐舰，这在几个小时的时间内发射的炮弹几乎都超过了这个军舰的重量啊，但是命中了几发呢？两发是吧？命中率不到万分之二啊，因为你想那个时候你靠目测观察，靠这个那个这个这简单的观瞄装置在运动当中打运动中的目标，地球又是个曲线。 这基本上就基本上靠天照大神显灵才能打得着啊，所以你必须得有雷达。随着空战越来越激烈，英国、美国、德国都专门研制了夜间战斗机，用雷达来进行瞄准。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国的 P 六幺夜间战斗机，绰号叫“黑寡妇”，在欧洲和中国战场都屡立战功。今天全世界就剩下了最后两架，其中一架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物馆啊，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镇馆之宝啊，是非常的珍贵。雷达另外一个划时代的时刻呢，出现在一九四五年的三月啊，美国海军把一部雷达安装在复仇者舰载鱼雷机上，从空中探测敌人的飞机，这就是世界第一种空中预警机。今天 E 二 E 三的祖宗。二战结束以后，随着飞机越飞越高，越飞越快，各国军队也就越来越依赖于雷达。 围绕雷达和反雷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啊，这个呢以后咱们有机会再给大家讲啊。那么说了这么多，其实二战里边啊诞生的科技结晶还有好多啊，比如声呐呀，比如制导炸弹呐，等等等等。不过要说二战中诞生的最大的一个黑科技，对人类世界影响最大的，还得说原子弹。 啊，关于原子弹的故事，咱们在前面日本投降那一集节目里讲的比较详细，这儿呢咱就不再啰啰嗦嗦的了。不过我想从原子弹说一个问题啊，就是纳粹德国的科技到底强不强？有同学说，这不是废话吗？你看你刚才说那几个东东，除了雷达之外，这不都是德国人搞出来的吗？这个问题啊不能这么看，因为我问的问题是纳粹德国的科技实力强不强？ 你就得考虑什么呀？纳粹上台之后，德国的科技跟魏玛共和国时代比是进步还是退步？答案其实是退步了，而且退了好大一步。上个世纪的前三十年，世界的科学中心不是美国，而是德国。德国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几所大学，比如洪堡大学、哥廷根大学，贡献了世界最多的诺贝尔奖得主。 在当时最前沿的量子物理方面，德国人更是人才辈出。爱因斯坦、爱的神就不用说了，量子物理的奠基人普朗克、德国人海森堡、波恩这些大神级的科学家都是德国人。你别看魏玛共和国只存在了短短十几年，但是其实正是在这个时候，德国卧薪尝胆，为以后的复兴积累的时候。别看这个时候德国人穷的饭都吃不上，但是科学家、工程师、大学教授。 地位特别高啊！魏玛共和国非常重视科技教育，培养了大批科技工作者。很多二战期间的武器装备是这个时候就开始研制的，为后来第三帝国，也就是纳粹德国扩军备战，是打下了雄厚的基础的。那纳粹上台之后是怎么看待这些科技人才的呢？希特勒在他那本臭的不能再臭的《我的奋斗》里，就毫不掩饰对教育的轻视。他说。 一个民族国家整个教育的主要目标，绝不可以只是灌输知识，而是要制造强健的体魄，造机器人。实际上说白了啊，所以你看那个纳粹德国时候的那些个雕塑艺术品，全都是这个。咱们工人有力量，全都是这个，是吧？你看那个德国博物馆的历史博物馆，也是贝聿铭大师设计的那个历历史博物馆的新馆里边，搁了好几尊这样的雕塑，一瞅就这是纳粹时代。 希特勒是这么写的，也是这么做的啊！所以纳粹党一上台，首先对教师队伍进行清洗。五年时间，德国就解雇了两千八百多教授和讲师，大概是当时所有大学老师的四分之一。纳粹呢，按照种族理论修改教科书，把德国人呢捧成主宰民族，犹太人呢说成是世界上万恶之源的种族学，凡是跟种族理论沾边的，都拿来大说特说啊！你比如说柏林的洪堡大学。 欧洲乃至世界学术中心位于菩提树下大街上，被纳粹指派了一个兽医出身的冲锋队队员当校长。短短几年时间，就开除了二百五十名犹太裔教员和几乎三分之一的学生，两万多本珍贵的藏书当众焚烧啊！然后这还没完。 这位兽医校长开设了二十五门种族学方面的新课程和八十六门兽医方面的课程，要不然他怎么显示他是学术权威啊？整个红宝大学就成了。 黑暗、邪恶的代名词儿，其他大学也不能幸免。三九年战争爆发的时候，仅仅六年时间，德国大学生数量减少一半以上，理工科学生减少更多，而且学术水平大幅下降，就让德国最底层的科学失去了继续前进的能力。魏玛共和国苦心孤诣积累下的点家底儿，很快就败光了啊！所以，其实咱们在战争当中看到。 德国这些技术上的成就，基本上是纳粹上台之前培养的人才，用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在战争的压力之下搞出来的。那如果你要说这是纳粹德国的成就，那就太没良心了。那就跟咱们现在一说，就哎，五十年代都是社会风气特别好。那你想，五十年代时候的人都是哪个年代出生的？这道理是一样的。所以，真到考验一个国家真正科技实力的地方，比如原子弹，德国就抓瞎了。 那个时候，英国、美国最害怕的就是德国先研制出原子弹来。情报机构一刻不停在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其实他们瞎操心，因为希特勒对这种玩意儿根本就没兴趣。没来得及跑的那些原子物理学家，大部分都被纳粹监视或者派去干别的。希特勒不是说他不想造原子弹，而是他根本就无法理解原子弹，他不相信原子弹真能造出来。 那所以他的朋友施佩尔在回忆录里就说，说希特勒呀只对他能理解的东西感兴趣，比如他能想象一千吨重的坦克，比如他能想象这个匹斯麦号战列舰，那能够想象这个多拉大炮八百毫米口径的大炮，啊这个他能够想象九百毫米口径的旧炮，能够想象速射步枪，但是你让他去想象说原子核裂变，想象一个炸弹能炸平。 一座城市，这太难了啊！他一战蹲战壕的，他想象不到这个啊，所以他觉得这玩意儿不可能，他就不会往里边去投钱。你看，你说美国人为什么就能搞出原子弹？难道罗斯福总统懂这个？罗斯福总统懂懂懂懂原子弹？他懂核裂变？不可能。除了咱们反复说的人才方面，还有什么原因没有？当然有。首先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跟纳粹以前的德国一样，美国非常重视教育。二十世纪以前，啊，美国大学很落后的，优秀年轻人都得到这个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大学去读博士。后来，这些人把德国大学先进的理念带回来，大大促进美国大学的发展啊！很多这个二十世纪以来新兴的名校，不是像不是那种常春藤大学啊，你比如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都是这个时间建立的。 三零年以后，美国在科技方面就已经跟德国平起平坐。这时候，纳粹再把顶尖科学家打包送过来了，爱因斯坦啊、费米啊，这帮人全来了。此消彼长，美国就开始遥遥领先了。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美国是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最新科研成果都会被嗅觉敏锐的商人拿来变成可以利用的技术，嘛，这玩意儿能不能挣钱，马上就变钱。所以，几乎每一个大公司都建立自己的工业实验室，跟大学紧密合作，一手有钱，一手有科学，这些实验室就成了科技创新的发动机。 第三个原因就得说政府。二战以前，美国政府在科学方面基本上啥也不管，经济他都不管，他能管科学吗？战争一爆发，罗斯福马上意识到科技。 是第一生产力，对这场战争的巨大作用，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体系，把实验室研究、大规模生产、战场上的应用结合起来。那美国的国防部、陆军、海军原子能委员会，也就是今天美国能源部的前身，都相继开始拨款支持科学研究。最典型的就是原子弹，咱之前说过。 曼哈顿工程整个项目的人数超过十三万，投资超过二十亿美金。当时的美金几乎在沙漠里凭空修建出一座城市来，这事儿没有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不可能办到啊！而美国雄厚的国力加上政府对科研的重视，才能搞出原子弹这种黑科技，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其实这个事儿啊。 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啊！好多同学呢都问过我一个问题啊，说今天世界上为什么没有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神级科学家，是吧？请你问我这真是抓瞎，我文科生是吧？百分之百的文科生，好在啊，我们这个这个有的是理工科的大咖啊，我就去问他们啊，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啊，他们给我讲说为什么呢？道理特别简单。 科技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已经不是靠一个人或者一小群人就能推动的了。您站再站在比萨斜塔上往下扔球，这没意义了。举个例子说，二零一五年科学界有一个轰动世界的新闻：人类首次探测到了引力波。引力波看不见摸不着，之前只存在于爱因斯坦的预测当中。那是怎么探测到的？ 美国造了一个装置，叫激光干涉引力波探测器，简称啊 LIGO。通过两个呈九十度角的隧道，每个隧道长四公里，在交汇的地方放一个激光发射器，激光发射到两个隧道里，再反射回来，通过两束激光的干涉来探测引力场的波动。我尽力了啊。 想知道详情的同学，你们自个儿查资料去吧？我把这一套能背下来，已经是我祖坟上长灵芝了才能做到这一点啊！咱就什么仪器都甭说啊，你先说这个放个像放激光，这都甭说，你就说在这个大山里挖两条四公里长的隧道，你说牛顿能干呢，还是爱因斯坦能干？ 啊，郭德纲老师说于谦儿跟他父亲能干是吧？但是他别人干不了啊，啊，别人干不了啊。所以现代的前沿科技人才固固然重要啊，但是单独一俩人你没钱儿，啥也搞不出来。其实就是今天所有大国都在以举国之力支持科学研究的原因，当然包括咱们这个中国在内啊。而且各国的科技水平啊，基本上。 都是跟国力成正比的。为什么这三十年中国科技水平飞速发展？根本原因也正是如此。好了，那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一期的节目，下期再见。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